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。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新的讲座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。在今后的一年里，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吧。短剧的主人公是非常喜欢日本漫画的泰国留学生安娜。 安娜来日本之前是泰国曼谷一所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，在泰国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日常绘画了。为了在日本学习更地道的日语，安娜决定到东京的一所大学留学一年。第一课是安娜在大学里和辅助生小英初次见面的场景。辅助生就是为留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提供帮助的学生。 小英的梦想是将来当一名日语教师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听第一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：“私はアンナです。”我是安娜。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アンナです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さくらです。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こちらこそ。我来讲解一下。安娜说：“はじめまして。”初次见面，这是对初次见面的人说的寒暄语。如果有人对你说“はじめまして”，那么你可以回答说“はじめまして”。 我是安娜。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我是。是我。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。主题是什么呢？主题就是谈话的主要内容。主题有时候是主语，有时候并不是主语。在这句话里，我既是主题也是主语。安娜。 是安娜。this 是表示判断的是的意思。如果想说名词 A 是名词 B，例如我是安娜，那就可以说 Eva is。也就是说，把 this 放在名词 B 的后面，名词 B 加上 this 构成谓语。如果我来做自我介绍的话，就可以说。 はじめまして、私は江川です、对吗？对，请大家也来练习一下用自己的名字做自我介绍。接下来，小英回答说：“はじめまして、桜です。”大家一定都听明白了吧？这句话的意思是：初次见面，我是小英。诶等一下，为什么小英说“桜です”没有在前面加上？ “わたしは”说，“わたしはサクラです”呢。其实，在日语里，如果主题或是主语在前后文当中是很明确的话，经常会被省略。在这个句子里，即便不说“わたしは”，大家也知道说话人是サクラ，所以呢，不说“わたしは”反而会显得更自然。在不必要的情况下，接二连三地说“わたしは”，会给人以过于强调自己的印象。 日本人不喜欢这样，真的吗？那看来还得注意，不能用太多的“我大西瓦”。接下来，安娜说：“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”“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”是自我介绍时经常说的一句话，意思是让我们今后保持良好的关系。除此以外，在有事相求于对方的时候，最后也会附上这句话。这个说法很方便。 确实很常用。好，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来练习发音。这次念的速度比较慢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接下来，小英是这样回答的。こちらこそ、こちらこそ是我也如何如何的意思，在这里就是我也要请你多关照的意思。 看来小英一定会成为安娜可以依赖的学姐。好，下面请再听一遍第一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“私はアンナです。”我是安娜。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アンナです。 はじめまして、桜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こちらこそ。下面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兼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德勇老师拥有二十多年的日语教学经验。今天我们请德勇老师来介绍一下日语的文字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德勇老师说，日语里有三种文字，分别有我同的作用。来教您。我来教您。我来教您。我来教您。我来教您。我来教您。我来教我来书写。表示语法功来的您。和来教您。我来教您。我来教您。 动词及形容词用汉字和平假名来表示，像安娜安娜这样的原本是外语的单词用片假名来书写。平假名和片假名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文字。日语的母音有五个，也就是 a、e、o、a、o；子音有九个，在日语里。 有时是一个母音单独构成一个音节，有时是由母音与子音组合构成一个音节。除此以外，还有“嗯”这个音节。请大家参照教材或者节目的网页练习写一下自己的名字。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下面是声临其境环节，诶，江川，你知道什么是 onomatope 吗？嗯，像公鸡叫声“哦哦哦”这样的，是这一类的词吧？对，在日语里呢，鸡叫的声音是 k onomatope 是拟声拟态词的总称，日语被认为是拟声拟态词尤其丰富的语言，漫画里也经常出现。是的。 所以呢，在这个节目中，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拟声拟态词。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，这个声音，你知道在日语里它是用来形容什么的吗？这好像是大鼓的声音。对，是日本的打击乐器鼓的声音。这个声音用日语来说呢，就是这样的，boom。原来如此，boom。 这个词有各种各样的用法，比如我轻轻地敲一下你的肩膀，这个声音呢，也可以用嘣”来形容。另外，它还可以用来表示爆米花爆开的声音。真有意思，让我们不断的积累，活学活用吧。身临其境，今天为您介绍了拟声拟态词嘣”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环节。安娜今天有什么感想呢？哎，多哟。寒暄的时候，大家都是鞠躬行礼，听说很少握手的，这一点倒是和泰国挺像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开播的新版简明日语节目，您觉得怎么样？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，私はアンナです。我是安娜。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